锵锵三人行，按说这个又廷最近这个我们世道不太好了，应该是 <laughs> 对吗？首先是今天的中央讲究节俭，各地呢都不让办这个晚会了。然后我今天又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我军也不让办晚会。 <laughs> 军我军我军总政治部发了这个规定啊，大型军队的文艺工作啊，要这个干干干什么啊？这个这个。 呃，对节俭办晚会提出明确要求，严格控制文艺晚会收入，不得过度包装。控制收入还是控制支出啊？哦，我念错了。控制投入， <laughs> 控制投入，哪有控制收入的？对不对？给钱不要吗？你不留神啊，实话念出来。这 <laughs> 控制投入， <laughs> 压缩不必要的开支啊。这个这个部队不搞一般，要不搞大型这个文艺晚会啊。 组织大型呃组织文艺演出活动耗资巨大奢华浪费的要严肃这个查处啊这个这个坚决杜绝什么临场罢演漫天要价啊敷衍演出欺骗观众的现象哦这个规范的是文艺兵，就是说啊军队文艺单位和个人参加地方的这种演出啊也要严格审批。 文艺单位人员参加地方电视台选秀类节目，要严格控制啊，禁止参加有损军队和军人形象的演出活动。哎，这个是拓宽了我们的市场，对吗？因为他们不能参加，所以他们不能参加， <laughs> 我们还有点， <laughs> <laughs> 就更多机会。对对对对对。但什么是奢华？我今天一直在想，什么是奢华？你晚会就是热热闹闹，那总不能大家很。 都不敢笑，好像就是办， <laughs> 也不能像办生日似的。那灯啊，对，但多少钱算奢华？什么？这是一个很很虚，好像没有太一个实际的标准。哎，有的说一个贫困县搞了一台这个演出就是两千万呢，欢迎扶贫基金到我县， <laughs> 就就花了半一场会。 <laughs> 对，但这个当然就可以说是奢华。但我就说，可能对我来说两万块就是就是很很多了，但对可能对文涛哥来说两万块算什么？是这个奢华的，就因因因现世而异，是吧？对，所以这样就好办嘛。 就这样都会好办，哎，没有一个界定嘛， <laughs> 这样就比较好办。这样才不好办，因为你办到一半，你以为可以去了，结果喊停也是有可能的。 <laughs> 所以你看，你这个台湾朋友，你到我们这儿就你你能学习到很多大陆人的这个脑子。嗯。大陆人的这个脑子啊，真的就是一种，哎，我觉得是很牛的大脑。嗯。其实很牛，你知道吗？就是尤其我跟香港人呐，这个包括台湾朋友接触啊，我更觉得，其实我们大陆人的大脑啊，是最平衡的。 因为什么呢？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呢，他过度的偏重于理性，就是说得清楚的。对，哎，叫依法嘛。什么级别的不能超过两百万？什么级别的不能超过五十万？对，对不对啊？那这样就叫清清楚楚，清清楚楚。但是你看，你在我们我们大陆啊，它是一个理性和感性的综合。 <laughs> 感性对，你要去把握你感觉，但是你这个感觉呢，还必须吻合上级的。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你要能当他肚子里的蛔虫，你就能被委以重任了，你知道吗？不是蛔虫。 心肝，对对对对对，传授几招吧，文涛。像我们只配当，只配当喉舌，受心肝的指挥。喉舌挣的钱就有很有限。什么蛔虫啊？这么你这种形容词，对不起，我们说。但是呢，我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呃铺张呃这个这个这个奢华呀，其实呢，我觉得也确实挺有意思，就是呃我国的这个事情啊，的确啊。 呃，是一种什么呢？理性和感性啊，一起去管。呃，其实你看，咱们知道，就说像是这个，比如说你像一个美国一个社会哈，你就会感觉有些事情大概是宗教团体管的，嗯，有些事情是政府管的，对，有些事情甚至是一些呃这个这个志愿组织管的，有些事情是呃慈善基金管的等等，这个是各个方面。在我们这里啊，一元化领导，一元化，就是。 他的管，我总是说啊，很多网上的人都在嘲笑我们的管理。其实我，我不跟你说嘛，每一次中央的政令我都挺支持。 <laughs> 我觉得对，你你知道吗？就是他管的方法和程序我不知道，可是每次我都觉得，你比如说电视节目搞得太恶心了，广电总局真的就发声明了。那么你说骂广电总局，可我觉得这，我觉得我是这个感觉。 你比如说，好多电视剧那个死鬼子，我是觉得很反感了。那么，哎，他就发生了，你知道吧？但是该不该他管，这我不懂了。那么你看，另一方面就是说，这种奢华办晚会，我也觉得他不知道他顺应不顺应民心。我在中国各地行走，我真的都感觉啊，中国现在进入一个这么样的恶俗的这个社会啊，就是说。 那个那个，恨不能满地贴金粉呐，满地撒金纸啊！所有的活动都这么搞。我倒不是说他花公款，我是说在这个审美上啊，我都到了一种很难忍受的程度了。就是你们怎么这么样的庸俗？你知道，相比之下，我就老想起为什么爱台湾，为什么爱这个呃台北？我听说哈，当年你们因为怕我们导弹打过来，所以台北一直不敢盖这个高楼大厦。 或者盖什么很好的建筑，怕我们一朝毁于一旦。但是不管怎么说，哎呀，台北的美，你能体会吗？那个你去欧洲啊，每次去欧洲，我就在想，因为中国是有秦始皇嘛。那欧洲要是罗马当时强盛的话，也就是一个国家。你现在去欧洲哈，你去不同的国家哈，每个国家都是不同的样子。 嗯，每个城市都不同的样子，我这点感触最深。中国统一了，当然是好处，这国家强大，中华文明这个了不起，不去讲它。但是一个大问题就是，你到每个省城啊，它都是缩小的北京上海，这比较差的山寨的北京上海，还搞得更奢华，就是它没有地方特点啊，真是你你就算每个地方你盖房子啊什么全都一样，你看到没有？这模仿模仿。 就是都模仿。可是他也你看现在看，你现在看电视台那些上星的台，你还分得清楚它是大江南北哪里吗？你你觉得就是包括你看一是也包包括我们主持人对吧？一上这种地方豪华的一个晚会 <laughs> 或一个庆典，就个朗诵的朗诵的这个这个。这个是我最最不习惯的。你台湾的， <laughs> 你很有体会了 <laughs> 是吧？就来就什么领导好，就不管是越商业的活动，我还是得领导好。可是你一领导话一讲，那个。 现场就不开心，就不敢开心的那有一来有一点点那种感觉，那你就觉得好像没有办法炒热气氛。还有在台湾，其实越来越流行领导不要说话，就是领导讲，或者是就算领导上来，也就是过个场，他会反而觉得这这是我一个呃开明的作风。但在内地，那个领导要讲很久，而且领导的这个稿子是非常那个仔细，到有稿子要照念的。等到他讲完，我还得重新炒热一次气氛，我就觉得你你对啊，辛苦了，真的。所以你。 知道，就说呃，好像比如说晚会上这些说的话啊，呃，老早中国的主持人你知道吗？一直有一个问题，呃，说这些年听说还改好了，就是被人骂叫播音腔嘛，播音腔啊，朗诵腔啊，这个话剧腔啊。可是我现在我觉得我有一个新的理解，我我我觉得啊，不要去嘲笑这个播音腔，甚至这我们这些主持人呐，应该感谢这个播音腔。 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播音腔啊，它保护了你的人格。我这个话很深刻，怎么讲啊？你这是要去广告，让我们深思一下。 <laughs> 他们就讲什么说说人话嘛？不是，往往就是讲，就是说现在说你让应该说人话。可是问题，你给这个主持人的这些晚会上这个稿子，你知道吗？他说的就是假话。所以幸好世界上它有一种主持的模式，叫播音腔。 所以这个主持人才没那么丢脸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也不是说我自己心里的话，哎，这叫行礼如仪嘛，对吧？这领导的话，你的意思是假话不能好好说，就只能朗诵。我有时候想啊，你比如说你那个播音的。 你播的都满篇都是假话，如果让你用自己真实的讲话，你这么讲，你讲不出来的。对你的人格， <laughs> 你的人格毁于何地啊？因为你是喉舌，你明白吗？大家就是你，当你用这种腔调说话的时候，不负责任，你保护了你的人格的干净，因为你，你，你等于告诉大家，我就是个喇叭，嘿。 就是喇叭啊，这可不是代表我说话，这也不是我说话的腔调，都不是。所以你们知道，说假话，我这是我的一个喉舌工作。实际你觉不觉得，这是保全了人格啊？就打安全牌是吗？就是有时候我拿到的时候，他们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改一点点字啊？就少一个字行吗？别了吧，这稿子领导看过了，你就照念好了，一个字都不能改。 不行，那我只能朗诵了。但如果你说加个然后，所以呢，你知道台湾很爱呢啊，对，所以呢，他就觉得呢不行。 那个叫台湾腔，别了，就是对，你就就是抗炮，对对对，那是国军策反共军的 <laughs> 腔调，是吧？ <laughs> 共军的弟兄们，幼廷经常在我们大陆参加各种活动，没有经常对我们的文化走穴，走穴 <laughs> 觉得有有跟台湾觉得有意思吗？偶尔就是我就是说呃，到台湾呢，我们是厂商最大，就是就是出钱的最大。那大陆现在我觉得唯一可以跟厂商 就是要吓唬到厂商的，就是领导，就是领导，对，就是所以这稿子是领导最大，所以我到了现在我不知道该跟谁沟通。就领导如果说 A，那厂商说 B，那谁说了算呢？所一定要听领导。厂商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说的有时候的领导是那个政府官员，有时候会他会来看看，有时候或者是某些，因为有时候主持不见得是完全商业的活动嘛，可能是比较这个公益性的或者是什么，总会有一些领导会会来，也他们有时候也会愿意请领导，是表示说我们这件事情是政府支持。 的嘛，呃，这个全民参与啊， <laughs> 等等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这是第一啦，就是说，哎，台湾是不是这样？台湾业商业活动会不会请请政府领导？很少，基本上他们能避就避。说真的，台湾的政府 <laughs> 政府人物还真没地位。你们听马英九讲嘛，我只有被骂的份，就是他出去都是没办法抬头挺胸，就好怕明天打天人忽然抗议，对不对？就是说，在台湾，就是他能避开这种事情越。 我们对不起，我们说的是越官样的东西，其实，在活动当中是越不希望被看到的。你知道，连那个金马奖颁奖典礼，下面不就做了文化部长龙应台这些？哎，龙应台讲话，隔天的报纸都会骂他的。 啊，你怎么这这个这一场不是电影人的盛宴，电视人的盛宴，哪准你这个官员讲话讲那么长了，或者哪准你这个对我们指三道四了？你曾经帮助过我们什么？这都很多舆论会帮，这跟在这边 <laughs> 完全不一样。但台湾很乱的，台湾很乱的。 <laughs> 但但这边现在你在电视上也看到不到，各种各样的晚会啊，你也很少有领导出来说话。 我我其实我倒觉得，其实所以所以你看，我跟蔡元培先生是一致的。我老觉得一个就是我们民族最缺乏的是美育，不要讲什么政治经济，这个就是说人的一种，我就我说的这个美育表现在哪儿啊？就任何一种层次上的分寸感啊，好看难看呐，这个东西啊，我们太缺乏。 当然，你也可以不这么讲。我讲专业与否，比方说我今天呃，我我做过很多这个活动啊，我觉得我有，我觉得中国人搞活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叫不尊重观众利益。你比如说，香港电视管理局经常会说，说你电视节目怎么不尊重观众，对吧？ 有一个什么叫不尊重观众利益呢？而且其实呢，他费了劲，自己的商业目的也没达到。嗯，我老想劝劝他们，就是说，我们最近成立一强强工作室啊， <laughs> 其实可以干点这个生意。我老觉得，就是说一些商业活动，他们没有经验，你知道吗？比比方说，太多了一个企业啊，你懂不懂一些基本的？就说你这个信息啊，要到达，对，你卖房子啊，找一个房地产专家，拿了一堆那个 PPT，讲一个小时，哎。 讲一个小时，底下的人都走光了。你知道不？我每一次主持活动，最后的结果都是台上的人比台下的人多。 <laughs> 因为什么？因为他搞三个小时。你知道，你要是作为主持人，你跟他提意见，我说啊，你们要相信人的生理啊，有一个耐受。我说哪怕是最好看的节目啊，最多一个半小时，他们就走了，对吧？他不听，他就非要他觉得你是想不干活吧？那好，行，你来。 他能安排恨不能三十个人，个个都要讲话。你看，这是一，对，我认为这个厂家呀，这个你哪怕是商业活动啊，你这个目的没达到，我特别替他可惜。你的钱也花了，但是你的信息啊，观众吸收不了。你说他心里想什么，我都猜得到。 他想什么呢？给你窦文涛这些钱，就要你干三个小时呢，你想偷懒，对不对？不是，不光是我呀，很多个这个这个这个嘉宾呢，很多个领导，呃，都来。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弄这么你你呢？不尊重观众啊！我最近看了一次那个《中国梦之声》嗯决赛，嗯，东方卫视的，我只看了这最后一场，里边有一个女的叫央吉玛，唱的真好，可能活生生不让她得冠军。 就是观众选票也是他最高，最后就四个评委，最后我我我我我看完了以后查网上啊，跟我的意见多的一塌糊涂。那个新浪的标题叫讲那个得冠的人叫破声夺冠，就他自己都唱破了，还给他那还能夺冠？ <laughs> 还能 <laughs> 还能还能还能夺冠？他最后就是什么？就是那四个评委决定。嗯。而那四个评委里边。 那黄晓明他不会唱歌的，他是拿收视率的，你叫他评是评不出来。Coco，他也啊好，你想说明什么？ <laughs> 我想说明什么？他们不以观，就是你看不以观众不以观众的，你太不尊重观众。是他的一个他自己的一趟商意生意炒作，而这四个人都不投给，就不专业啊。嗯嗯，很可惜啊，人家唱的这么好，你不看他。 而要维持一个他们将来认为可以出唱片的这么这个一个人，这还跟领导真没关系。嗯啊，但是是奢华做的这么大，就是说，我就太可惜。我觉得有的时候啊，真的这跟专业啊有点关系，就因为咱们国家是个前现代的国家，就是所以方方面面啊，这个水平啊发展不平衡，有的很高，有的呢就连及格都没有，所以经常会造成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节目啊，或者这个活动啊，这种乱象，我经常会，你你有有时候我经常会感觉到，就怎么，哎呀，就到最后就是为什么？你看，因为大家没有信心啊，就是不能照着他没有前面有参照物的方向走。不不，不，说他们有参照物，他们就是被各种各样的因素干扰了。再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另外一个很火的可以跟博爱相比较的这个大家看的节目叫《中国好声音》嘛。嗯，他那个评委就专业。 他有汪峰啊，以原来有人欢有。那你有一个懂唱歌的人在里边，那就是不一样啊！你的另外那个节目啊，他就是搞花样。对，所以第一个节目或许是带头，但是我就说后面所有的，不光不任何晚会也是，我就只会往照着第一个节目的方向走，我不敢有我自己的风格，我不敢有我自己的想法，因为我担心出错，或者是我担心这个。 没没有一个当如果如果真的出错，领导怪罪他不敢谈责任，说哎没有前面没有个说哎谁谁谁也这么做，就变成说他对自己没有信心，他就不允许你超出他的专业。另外一个这种大众娱乐节目就交给大众，嗯，就这你别去负责，别去操控。 你就让你你指定了几百个人投票，指定了上千人投票，他们投出来就是怎么样？对，你不要弄出来，他们投出来的多，你们再去扶另外一个，那不就有争议吗？嗯，反正这个因为我没看啊，但是我估计呢，按照这个上级的指示，现在这些都算奢华节目， <laughs> 是吧？ <laughs> 都很奢华，这排场太大。对，我跟你说，有他投入非常大，但是他收入也你不理解什么叫奢华吗？但是我至少可以告诉你，就是全中国啊。 最简朴的节目是，就是强强责 <laughs> 没心，就跟我们我们当原来做做这个话是为了要，是为了要夸自己。我们怎么着？我们是最紧跟中央的，我们就一直简朴过来， <laughs> 从来没奢华过。所以，我老觉得，就是说，呃，好像好多人呐，不明白一个道理。比如说，包括你领导讲话也是这样。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搞传播的，我们就很关心的是，重要的不是我说了什么。 重要的是我要表达的意思，他们有没有听到啊？或者说，呃，今天的这台节目他们快乐不快乐呀？对吧？越呃，然后呢，呃，在一个合理的时间，我们能不能达到我们最大的效果？你即便有什么政治宣传的目的，过去共产党的这个宣传工作是搞的就就赢赢国民党就赢在这儿啊！早年是非常厉害的，那真就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文艺手段，把枯燥的这种政治理念。 变成这种具体可感的，大家特别能够被被被你吸收的形式。来说我们很懂这一套，但是现在弄的不光是这个政治宣传上有八股，经济宣传上也是八股，对对吧？这种商业宣传由于一个套也是这种八股。我老觉得就是说，他他不能得到真正的效果，你知道吗？你就这正如一个人去演讲，你应该关心观众是不是开心。哎，在他们恰到好处的时候，哗完了。 这样，他脑子里不是对你这个品牌永远有一个好的印象吗？是。你弄一个晚会，弄弄弄四五个小时，最后都都都都这样了，都还没完没了呢。你那你说，现在领导讲话要讲长呢，主要不是为了传达什么，主要是你显示权力。你在这个地方，你把他的话卡掉了，说明说明他的权力没有大，但是社会影响已经不是很大了。最近社会影响大的就是导师的讲话。 各个这种选秀的节目啊，都会做了三个四个，你也去做过嘛？嗯，那几个人是讲话影响非常大，因为一个现象出来，一个歌唱出来，几万个人就在听你的几句点评，每次都还得说好话，说的怎么样变个花样，言不由衷，搞出一套新的八股。 你知道，所以我就说，你知道我们对老这对人心啊影响。一个选秀节目是好，台湾有选秀节目，但如果你的频道里面都是选秀节目，那就变成说我们连娱乐的节目我都要听听一讲话，权威的人讲话，对，我都还要塑造权威，我没有办法放松，你知道吗？就我连在娱乐节目我都要被说而且他有一种恶性的循环，就是偶然有人批评的人就站不住，嗯，就是比着说好话。 开始你看有些节目还有些人，比方说你这个国外都有，就是专门某个人的角色，我专门是来说这个的哈。对，现在大家都为了钱呐，你比的对象他无所谓啊，你反正你跳水啊， <laughs> 或者你唱唱了什么样，每一个上来都感动的不得了。你知道像这个英国的那个那个谁啊，叫什么名字？他叫毒舌评委嘛。对，因为啊，你在中国你要知道，这个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你要是他说实实话骂人。 一方面呢，中国的老百姓可能就骂你，对，说你不厚道啊，你什么什么。再一个呢，可能上级啊也不允许拿这个，反正你看中国人到最后就变成啊夸，就好像宁左勿右一样，夸总没错吧？然后，然后，然后去参选的都把自己编成一个弱势群体的故事，那对弱势。接着为您播出《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